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八十六集。林青霄和洛寒进门，洛寒跨过门槛，飞快扫向大殿最上方的主位上，站着一位身着华丽长袍的人。 他黑衣束金，衣料看着就很贵，想来是此次的东道主雷烈王了。雷烈王左边坐着一个黑衣男子，正是洛寒和林青霄的老熟人叶重玉。此时他随着雷烈王一同站起来，而雷烈王左边的男子却依然坐在位置上把玩酒器，对林青霄的到来无动于衷。这个男子眉眼阴柔，五官妖冶。 他又穿了一身艳丽的紫衣，要不是衣服的款式为男，实在很难认出来这是男是女。这样标志性的长相，这样独树一帜的风格，此人的身份也呼之欲出了。红莲妖王，妖界坐镇一方的大妖。洛寒只扫了一眼就淡淡收回。林清霄目不斜视，有礼有节又疏离的对雷烈王问好。 雷烈王，林家主。雷烈王看到林青霄后，明显意外了一瞬。他上下打量着林青霄，眼神中的兴味毫不掩饰。没想到六界盛传的一千岁修道上仙的仙界天才，除了修为奇高，连相貌也如此出众啊！林青霄对这些话实在听厌了。无论称赞他的修为还是相貌，林青霄都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骄傲。尤其对方还是个男人。 他就更不想给好脸了。雷烈王谬赞，是假上仙，并非上仙。洛寒听到想笑，又忍住。林清霄宛如一个没有感情的科普机器，就算是寒暄时礼节性的夸大，他也能给你挑出来一个个改正。强迫症就是这样严谨。雷烈王大概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魔族好大喜功，说话时习惯了自吹自擂。 他还是第一次见把自己的修为往低了说的。雷烈王已经预感到他和林青霄的相处不会愉快了，他最讨厌一板一眼、正人君子模样的仙族，而林青霄显然是其中的集大成者。不巧，林青霄也是同样感觉，他才刚来就已经想离开，他真的不喜欢魔族，各个意义上的。 两方人马都意兴阑珊，他们凑合地问了好，好歹圆了礼节，就彼此冷着脸坐下了。红莲妖王一直兴致缺缺，等看到洛寒坐下，他才终于提起些精神来。妖界和魔界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是从文化和习俗上讲还是类似的。妖魔两界都放浪形骸，而邻国的仙界却像一个异类。 严谨肃穆，一板一眼。年轻不知事的小妖娘们或许会喜欢，但是对于红莲妖王来说，仙族人实在太无趣了。这里的仙族人仅指男子，如果是仙女儿，只要长得好看、拘谨保守，也可以成为情趣。红莲妖王看到洛寒明显热络起来，他一双眼睛将洛寒从上到下扫了一遍，笑问。 哦，这位美人是红莲妖王的目光非常放肆，洛寒有感到被冒犯，他微微皱眉。林青霄伸手，长袖垂落，挡在洛寒身前，说：“这是内卷，请红莲妖王自重。”内卷？红莲妖王惊讶，追问：“什么内卷？”林青霄见他们不依不饶，干脆说的再明显一点：“未婚妻。” 这句话像个惊雷，炸得众人许久没有说话，连洛寒都惊了一下。未婚妻，我们什么时候进入到谈婚论嫁这个层次啦？洛寒甚至怀疑昨天自己是不是头脑发昏，漏掉了什么话？我难道不是答应了林清霄的表白，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处吗？什么时候提到过婚姻啦？洛寒内心一连串问号，但是当着外人的面儿。 他没有反驳，默默认了。叶崇玉见这两人，一个说的理所应当，一个听得无波无澜，完全震惊了。林清霄有未婚妻，或者说，林清霄竟然要娶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叶崇玉虽然没有关注过这位弟弟，可是多年耳濡目染下来，他也本能觉得林清霄这一生必然要孤独终老。 他给林青霄发请柬时，多少存了些不明不白的心思。他知道林青霄其实照顾云梦涵很久，可是最终云梦涵爱的人却是他。林崇玉送自己和云梦涵的婚帖时，其实存着些炫耀示威的意味从小到大，林青霄真的给叶崇玉造成了巨大阴影。林青霄修炼快，读书好，练剑快。 可以说，除了人际关系，林青霄做什么事情都远超叶崇玉。后来身世真相解开，叶崇玉才意识到，原来并不是他真的有多么讨人喜欢，而是因为那些人在捧着中山嫡公子。后来嫡子换了人，围在叶崇玉身边的那些人也一哄而散。等到叶崇玉被赶出中山，像条丧家之犬一样逃到魔界时。 他手里握有的唯一能赢过林青霄的东西，就只剩爱情了。云梦涵爱他，素隐月也爱他，有两个漂亮女人愿意为他抛弃一切，赴汤蹈火。可是林青霄呢，却什么都没有。这成了叶崇玉最后的优越感。可是现在，事实给了叶崇玉重重一击：林青霄也要娶妻了。 妻子美貌绝伦，虽然来历不明，可是法力深不可测。就是与梦涵、素隐月打包加起来，也比不过洛寒十分之一。说实在的，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起比较，本身就碰瓷儿。叶崇玉也得承认，洛寒作为妻子，是他能想象到的顶配。素隐月出身高贵，但是骄纵任性，身体病弱。 有时候偏执起来，连叶崇玉都怕他。云梦涵倒是温柔小意，可是拿到大场合上就有些不上台面。洛寒却同时满足主母和妻子两个角色，还有着不俗的修为，足以作为战友和他们比肩作战。叶崇玉内心一时复杂至极。雷烈王见了，饶有兴味的问。 听闻林家主一心向道，无情无欲，本王以为林家主这样的人多半是不耐烦情情爱爱的。原来林家主也会想成婚。我并不是想成婚，林青霄纠正道。我只是遇到了他，才觉得成婚是件美好的事情。雷烈王猝不及防被秀了一脸，他啧了一声，觉得牙有些酸。雷烈王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叶崇玉和林青霄，笑道。 恭喜！没想到你们兄弟不光修为同步，连娶妻成婚的步调也是差不多的，是不是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喝林家主的喜酒了。洛寒眼睛都瞪大了，他赶紧看向林青霄，结果发现林青霄竟然想了想，很认真地说：“这最好不过了。”洛寒惊了，林青霄是认真的吗？他是随口应付雷烈王，还是当真这样觉得？ 雷烈王抚掌大笑：“好，这可真是有缘呐！哈，两位生辰只差几天，几乎同时修道上仙。若是成婚再同步，那接下来该比的就是子嗣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知二位最后谁先传出喜讯呢？”洛寒听到这话，油然不悦。他倒不是生气雷烈王像个凡间长舌妇一样催人生孩子，而是气雷烈王的语气。 林清霄和叶崇玉生辰相近，所以才会被林显红调换。这是林清霄的痛苦，但是放在雷烈王嘴里，竟然像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一样。洛寒一直没说话，此刻突然开口说：“儿女都是缘法只要生下来便是父母的责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父母不该比较两个孩子，其他人更得有外人的自觉，不要问那些根本无意义的问题。” 他们二人虽是兄弟，但无论性情还是经历都完全不同，到底有什么好比的？他们都没想到洛寒忽然说话，雷烈王怔了怔，看向洛寒：“啊，还没有问这位姑娘姓名，不知道姑娘是哪里人士啊？”“我名洛寒。”洛寒说，“我父母都是无名之人，家族也不显赫，说出来没什么人认识，就不拿出来打扰雷烈王了。”洛寒心想，他这话也没有说错。 他没有生身父母，养父养母确实不知道名字，说无名之人没毛病。至于家族，那就更扯淡了，他没有家族，当然没人认识。雷烈王越听越皱眉，洛寒刚才直接呛回来，他还以为这是什么出身高贵、来历不凡的大家小姐，才敢这样硬气。可是听形容，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女子。雷烈王怀疑，继续道。 哈哈，洛寒姑娘太自谦了吧？能和林家主联姻，家世怎么可能普通呢？林青霄一直静静听着洛寒糊弄人，听到这句，他才说：“不是联姻，是无心悦之，诚心求娶。”雷烈王都听懵了，所以林青霄并不是政治联姻以寻求助力，而是抛弃门第求取真爱。 雷烈王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他以为林清霄该是野心勃勃之辈，能干出圈禁父亲、驱逐兄长之事，怎么可能是个淡泊的人呢？听说林清霄现在在仙界风头正盛，甚至有人传言他可能竞争天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应当赶快寻找一门强势的七族巩固实力。就算真有喜欢的人，暂且养在外面，等功成名就再扶正也不迟。 林青霄竟然真的要娶一个普通女子，浪费自己的大好势头。磊烈王表面上不显，暗地里却撇撇嘴。他对林青霄的评价也不知不觉变了：无毒不丈夫。林青霄竟然耽于情情爱爱，毫无大局观，可见难成大器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